第一百一十一集。饭菜送到的时候，林和熙还抱着猫躺在床上看手机。阿拉斯加闻着菜香跳上餐桌边的椅子，有虫把它拎下去，拿过桌角旁的空饭盆让它咬住，让它去叫林和熙起床。阿拉斯加会意的叼着自己的饭盆上楼，站在卧室门边，用口中的饭盆去撞旁边的门，盆底撞在门框上。 发出“砰砰”清脆响声，颇有几分敲饭碗提醒开餐的意味。早昨天半夜里就已经洗过。林和熙从床上坐起来，捡起堆在床头的衣服裤子往身上套，目光掠过挂在房间墙上的画框时，始料未及般愣住。片刻之后，他从那两幅画上收回视线，面色如常的掀开被子下床，到楼下去吃饭。 两人一猫一狗吃过午饭，林和西和油虫坐在沙发上各自忙碌。吃饱喝足的狗和猫趴在他们中间，满脸困倦的眯起眼睛打哈欠。下属已经从外地回来，正在向油虫报告工作最后的收尾情况。林和西也从油虫那里借来笔记本电脑，片刻未停地在电脑前敲键盘。汇报结束以后。 尤虫起身去接水喝，余光扫见林和熙对着电脑的认真模样，开口问他：“你的休假什么时候结束？”林和熙闻言，从电脑前抬起头来：“一周以后。”尤虫又问：“你接下来是什么打算？”林和熙笑了笑，朝他招手：“你过来。”尤虫端着水杯过来，顺手将另一杯水递给他。接过那杯水，喝一口。 林和熙把电脑面朝他所在的方向转过去。游虫垂眸往电脑屏幕上看，很快就锁定邮件主题那行英文字体。林和熙正在给上司写辞职信。他唇角微挑，对林和熙道：“这家公司的女装品牌在业内名声不小，你真的要辞职？”林和熙神色诧异：“你对服装品牌也了解？”尤虫简短解释。 公司旗下的业务多多少少有点涉猎，林和熙点点头，没有再多问。既然要回国发展，继续留在那里也没多大用处。更何况，公司内部有名气、有实力的设计师太多了，我只是半路出家，公司也不会分给我最好的资源。你想好就行。尤冲没打算对他的工作和生活做太多干涉，除去最重要的一点，你什么时候去酒店退房？ 林和熙已经把电脑转回去，在键盘上敲下发送键以后，他抱着电脑从沙发前站起来，唇角轻弯。现在就去。尤虫从他手中接过电脑，你去换衣服，我的衣服你随便穿。听闻对方这样说，林和熙倒是想起来，上次来尤虫家里，对方也是让自己直接上楼去取睡衣，却又在中途把他拦了下来。 眼下，林和熙眉间轻扬，旧事重提道：“那天晚上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进你的房间？”未料他突然这样问，尤崇怔了一秒，没有立即回答，不给他任何思考的机会。林和熙又步步紧追：“该不会……”他故意拉长语调：“是不想让我看见房间里的什么东西吧？”尤虫又好气又好笑。 <laughs> 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，还来问我干嘛？我只是想再来找你确认一下。林和熙唇角弧度翘得愈发显高。另外，他忽然轻咳一声，小声嘀咕着补充： <coughs> “袖扣我也看到了。”没有听清他说的话，尤崇问：“什么？”袖扣。林和熙抬眸望向他，眸中笑意满满。 你收在衣帽间里的袖扣，我也看见了。画框就挂在房间里，只要进出房间的人眼睛没问题，就不可能没发现。但林和熙发现袖扣这件事，的确是在他的意料之外。尤虫若有所思的回望他：“你进我的衣帽间了？”“不是我故意要进去。”林和熙立即为自己澄清，神色无辜又真诚。饭团撞开了衣帽间的门。 寿司偷偷溜了进去，我只是进去找猫。你紧张什么？尤虫哼笑一声，我又没说不让你进。林和熙放松下来，故意拿他开玩笑。有些人呐，明明还留着我送的袖扣，还要藏起来不让我发现。礼尚往来。尤虫瞥他一眼，不是和你学的吗？林和熙愣住，什么？ 复制他说过的句式，尤崇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：“有些人，明明还留着我送的手表，还要藏起来不让我发现。”林和熙面色微丧，难得有些吞吞吐吐的答：“你是为什么要把袖口藏起来？我就是为什么要把手表藏起来。”话音落地，两人沉默地对望两秒，继而双双叹了口气，而后笑了起来。 林和熙又佯作不经意般问：“我在国外每天都戴着手表不离身。你后来有戴过我给你的袖扣吗？”尤虫盯着他的脸看了片刻，忽然问：“你在网上搜过我和庄一下订婚的新闻？”话题跳转太快，林和熙有些跟不上，慢半拍的点头：“搜过。”尤虫不满的皱起眉来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的男朋友还是近视眼？” 林和熙神色莫名，我两只眼睛都是二点零。尤崇道，那你为什么看不到？心底隐约有答案呼之欲出。林和熙嘴唇轻动，没有答话。尤崇已经低头拿出手机，上网搜索当年订婚现场的照片。只是放大照片以后，才发现照片上的细节不太清晰。他目光复杂的抬起头道：“既然是照片太模糊。” 那也不怪你。对方说完这句话，打开手机里的相册，输入关键词搜索，很快就有满足关键词的照片跳出，恰巧是订婚那天周轩给他拍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尤虫西装笔挺，衬衫袖口却带着一对与当天穿扮格格不入的齿轮袖口。心底的答案得到确认，林和熙眼中动容，要凑过去亲他。 寻求存在感的橘猫甩着尾巴凭空出现，稳稳当当的落在尤崇怀里，将两人隔离开来。林和西唇角微抽，把猫拎回沙发上放好，然后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训猫时间。半个小时以后，两人开车去酒店退房，途中从林和西路穿过，车在路口遇上红灯停下时，林和西还指着街口的斜对面道：“那家医院。” 以前就建在这个位置。尤虫问：“你出生以后还去过？”我能记事以后，医院就被拆了。林和熙摇摇头：“这是我小时候听院子里的老人说的。”红灯读秒结束，车直行驶出路口，很快又从林和熙站的地铁口旁掠过。余光注意到他在看车窗外，意识到这里的地铁口是哪个站。尤虫冷不丁的提及一句。 你出国的第二年，我又去过一次林河西站。林河西神色微顿。什么时候？牛虫漫不经心的报了个日期。那天林河西路恰好关站，所有地铁都不在这里停，所以我没有坐到这一站。不是任何重要的节假日，也不是他们的恋爱纪念日。林河西有些意外，他会将一个如此普通的日期记得这样清楚。 他忍不住开始想，自己出国的第二年发生过什么？出国的第二年，他从国外高校毕业，从别人那里拿回自己的护照，悄无声息的计划回国，却在国内看到尤崇和庄一夏订婚的消息。林和熙始终对他们的订婚日期印象深刻，他忽然就明白过来，尤崇报给他的那个日期，恰巧就在对方订婚的前一天。 他忍不住侧眸去看幼虫，对方神色平静，的确是没有将这样的小插曲放在心上。说给他听时，也并非想要旁敲侧击地告诉他，自己当时不是轻易就放弃。他看得出来，游虫只是把他当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然后语气如常地告诉自己，他甚至还记得。 当初和尤崇心血来潮踏上地铁，自己无意脱口而出的玩笑话，他对尤崇说：“那趟开往临河西站的地铁，其实开往他心里。”